第十二课，我们都爱白噪音。一、听力，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声音的世界里，有些声音是自然界产生的，如风声。 雨声、波浪声，有些声音则是人、动物或机器发出的，如说话声、音乐声、机器声等。我们周围的这许多声音都是通过震动产生的。二。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大群蚂蚁围成一个圆形，集合在一起，中间的蚂蚁好像是集会的首领，其他蚂蚁向它靠拢，似乎在静静的聆听，而最外围的蚂蚁头朝外，警惕的观察着，看样子是警卫员。这就是最有纪律的蚂蚁王国。 三，从小到大，我们可能生过很多病，比如感冒、发烧、肚子疼等等。这些疾病损害了我们的健康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。所以，聪明的人类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预防和治疗疾病。这些方法的功效各不相同。 四，多数蜜蜂和黄蜂都生活在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中。一个群体中通常只有一只雌性蜂产卵，负责延续后代，成为蜂后。其余成员大部分是工蜂，它们负责照料年幼的蜜蜂，建造和修理蜂巢，收集食物，是蜂群中最辛苦的。 五，俗话说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，人也一样。当我们照镜子时，会发现自己的长相有些地方像爸爸，有些地方像妈妈。这种现象就叫遗传，它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把祖先的 DNA 遗留给后代的一种现象。